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。那人该社会得罪了万逆，虽然说从着说分辨危所说属乎根基，那人就是在敬拜着，守着你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，守主日。感谢神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是生命气息。谢谢主。 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师傅这段的时间恩高，主你的仆人要宣讲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使到我们有灵受，使到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父神啊，你自己的灵，真理的灵。 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信的内涵，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，赶鬼，耶稣赶鬼神迹。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解这个赶鬼这个神迹，我是要分享这个男孩的父亲他讲了一句话。 那就是外形但是外形不至，叫做膨着。我在少年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么一节圣经，这句这句话触动我的心，所以这句话也成了我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会这样祷告：主啊，我信，我信心不够。 主啊，我们信，我们信心不够，求主怜悯。或者主啊，加添我的信心，加添我们的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请我们当中有哪一个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？就外我信你女，但是我信莫教，你甭安慰，你干外信心。有人做过这样的祷告吗？啊，感谢主。那能够信？ 我们讲信，我们讲信，信，信。这些话我们常常讲，但是让我们要记得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：信是什么？信有三大内涵。第一，信要信任，信约行义。信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信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包括。 临到我们身上的事，我讲几个人的事情，你们就知道。第一个人，英国人孟博士，他的孟。他幼年的时候，他瞎眼，他失明了，眼睛看不见了。可是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得的仇敌，即使假设十没招看没这个红点。但是叫你平安，为身为最长命的。 在西安找就行了。西安找的有被那的祝福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上帝听他的祷告，他发明了凸版文字。今天那我们眼睛看到的人，我们读书用眼睛看；盲人呢，他们用手摸，那就凸版文字。他发明的这个凸版文字，使到千千万万的盲人有机会读圣经、认识主，也造福了千千万万。 盲人，第二，美国人海伦·凯勒，她是个又聋又哑、眼睛看不到的女子，当时我们称她为二十世纪奇女子。他妈，你的班啊！但是她却考获了文学博士、哲学博士、神学博士学位。 他的作品帮助了很多人，他曾经这么写：“我为了为个厂长、厂妈帮啊，女人感谢啊，谢你，因为姐姐为的厂妈，女人帮啊，我老掉了外子啊，我老掉了工作，工作先啦，你要谢了个工作过来，我老掉谢了。第三页。 在十九世纪，英国出现了两个很著名的诗人，一个是苏库特，很伟大的诗人，但是他跛脚，摆开，三落就得摆开可是他从来没有埋怨，在那我的开？为什么我是跛脚？他一直生活在快乐当中。跟他同时期也是十九世纪。 英国也出了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伟大的诗人，叫做拜伦啊！你们一去谷歌就会看到这样的人物。一亚历山大洛就是摆开。但是，拜伦呢，时常埋怨自己，怎么那么的摆开咯一，他很痛恨自己的摆开。有一天，拜伦写信给格斯，格斯啊。 我愿意以我所有的名气成就，来换取你的快乐。一几百卡，一下百卡，一发现到几人快乐，一毛快乐。弟兄姐妹，两个都是十九世纪英国伟大诗人，两个人一样的成功，一样的出名，一样的努力百卡的。为什么一个快乐，为什么一个不快乐？因为，Scott，Scott，他是信主的。 他信任主，不单是他，我刚才讲了找的 moon，我刚才讲了海伦可乐他们信，他们是信任，信任主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也信任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包括领到他们身上，每就看没得去买公安一样，他们的感觉多摆卡，他们都相信主，他们相信信任主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。 往事都互相好了，我爱选那个人得牙齿。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话吗？这句话是信任宣告啊！我信，我信任主。来，不要动，我信任，我信任主。临到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相信是什么？All things work together。叫爱上帝的人，这个爱上帝的人是谁？可能是你自己，可能是别人。 是你自己的话，你就恩上加恩；是别人的话，你就成为祝福，成为祝福其他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信任宣告啊！所以，我们说信，那能够行那就是信做一个信任主安排的人，一个信任主带来的带领的人，他会胜过一切的忧虑、打击。 困难、病痛、不幸、意外等等，然后他甚至能够将这些种种的患难，成为什么？成为祝福别人、成为成功的这个机会呀！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信信信是什么？信是信任。第二，信信信要什么？信要信托。信托是什么意思？ 神，就是讲神号作；神，就是讲搞头作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死呢？讲那死呢，一个名字是蛮可恨的。他的脸是那么安详的，常常是那么安详的。死人的脸为什么常常是那么安详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死人。 他不再有忧虑了，他不再有烦恼了，他不再有压力了，他不再有困扰了。活人呢？我们活人，我们面对工作压力、婚姻问题、事业问题、学业问题、人际问题、生老病死等等这些问题困扰说，平常睡觉，你该要扛着扛。 那那个眉毛枯石头嘞，嫩石头石头，再看这个，搞得命名都得有嫩位嘞，为什么？忧虑愁烦啊！信主了嘞，信主以后还是一样。你能以为个信主了，我闹怎么？那是健康与财富福音，牧师不传这个福音哈。 信主了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有这个病痛，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？当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还是面对同样各种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可以信托，信托，拿来来行透，来搞透，就是我们将各种的问题、困难、困扰都搞透，好，那个人做？卫斯理约翰，他曾经去美国宣教嘛。” 他去美国，宣战，那个途中，回来途中，他坐那个大船，遇到大风浪，那个海浪啊，打进他的船，那个船好像摇来摇来摇去，那船好像要沉下去了。哇，卫斯理汉那个时候非常害怕，非常。可是他发现到，在船上有二十六个，有二十六个德国信信徒。当 大风浪在打进船的时候，那二十六个基督徒，他们坐在一起，唱诗、祷告。哎，为什么他自己怕得不得了？一看小还是帮的人讲，的怎么样很奇怪。所以那个大风浪一停了，他就马上去问那几个人：“你们的内心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平静，会有这种的安稳呢？”他们回答了一句话。 绝对的交托，信是什么呢？信是信任，信要信任耶稣所做的每一句话，信要信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。第二，信要什么？信要搞透绝对的交托，绝对的信托。弟兄姐妹们， <coughs> 信是信托，那就是什么？那能够全信。 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是来托付的对象。所以，我们将自己的前途、婚姻、事业、生活上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一切的忧虑，都交托给我们的主。信托，还有信是信托，也是什么？也得本牢。 为什么不能不放下？因为耶稣说，圣经里面说：“那个人虽来的，根根在那埋担子上，你做啊？你觉得重担吗？你祷告吧，主啊！我将我的重担交给你，而你的重担，各种的重担，主学业的重担，主，我把我这个重担交给你。啊，当你有重担，你把它交给主的时候，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放下了。” 我们哎呦，给过哟哎呦，等等啊！有没有放下？放下。有一段话讲到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我们有压力吗？放下压力，交托给主，你就活得很轻松了。放下什么？放下烦恼，你就活得幸福了；放下自卑，你就活得自信了；放下懒惰，你会活得充实。还有另外一个是。 放下消极，活得成功；放下埋怨，活得舒坦；放下犹豫，活得潇洒；放下狭隘，活得自在。你说放下，放下。我怎么放下？我也在那叫我本呢你有给他吗？做，啊我只能了我教好你，因为做，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的保障。 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我交托给你。那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都不同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压力啦、烦恼啦、自卑啦、懒惰啦、消极啦、埋怨啦、犹豫啦、狭隘啦，都是我们生活上我们常常会面对的。但是我们学习，信是信，信要信托，靠没？ 我们交托给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。英文有一句话：“Let go, let God. Let go, let God. Let go” 的意思什么呢？放手啦，不求 Let go，你要放手。你说我怎么放手啊？我让上帝，我让上帝来工作，让上帝来处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信。 这就是信托，有许多？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是他。但我知，虽掌光明天。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,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. I don't s e e m to understand,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,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。小孩子少年的时候在教会学到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也成为五十多年来的，一个祷告啊，一个力量啊，弟兄姐妹们。 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，明日、明天，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信主，信要什么？信要交托，信要托付。主啊，你与我同在。所以我们晚上睡觉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是跟你平安。再起呢，就是跟高学，宣南，宣南你同在，神你同在，神你带领，师福我所做的顺利。 带领我的脚走在平安的路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牵我们的手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掌管明天的主，所以信，第一是要信任，信，第二是要什么？是要信托，第三，信是要幸福。什么叫幸福呢？就是遵照主的教训，照主的话。 去行事啊！我曾经有一个会友，他一直说自己有病，冒拔冒拔我拔牙子，啊，带他去看医生，可是医生给他的药，他吃了一次两次，他就不要吃了。哎呦，那个药有毒，他就不吃。那么你知道他的病就怎么样呢？就越来越重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个人看医生，如果他不信服医生。 不按照医生的话去做，比如说医生说你要按时吃药啊，扎一下手妈摸下手腕呀，就那就些手就下拉拉动外妈摸下些说你这这些这些拉拉啊，就那些拉拉我奇怪，一家看一人一家一边一生哦，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啊？又要看医生，自己又要做医生了，那一人在本事啊，在。 怎么高明啊？其实对病人都是没有意义、没有帮助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就是没有幸福啊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：外星醒着醒后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外星啊外星可是他没有幸福主，一么另外一个是来一没有遵照主的教训，一么酒就做给瓦克给啊，还会醒啊？ 是没有国效，也看不到国效的信、信任、信要、信托。第三，信要幸福照着主的话，遵照主的话去行。哎，问一个问题，看世界杯，我想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人喜欢看世界杯的？世界杯你一定有看的，举手一下，有人一个两个。 啊，有三个哈，有几个哈。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个会有。世界杯要来了，他换他的电视机哦，他都有电视机，特地换电视机，特地装 Astro。我就问他啊，要看世界杯，然后他他就告诉我，世界杯比赛的举行期间啊，他晚上不必睡觉都可以的，他就是一直看。啊，我意思说。 他很喜欢看这个世界杯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，曾经有一次发生了很出名或者轰动世界、也很风光的一件事情。可是这个最出名、最风光的，不是指某一个球员射脚射进几粒，也不是指哪个裁判哔哔哔哔哔吹的最好，也不是指哪一个队拿到什么。 这个最出名、最风光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就是说的，就百花工程了啊。叫章鱼，章鱼肯定那能是来用于用于无奈用于的哈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叫章鱼哦，为什么这只章鱼会变得那么出名、那么风光，全世界都知道呢？你们知道，在世界杯举行当中，很多人赌博嘛，哎，一样假这一样就赌赌街嘛哈。那么，就有一只章鱼。 人家就问他了，做个比，跟他妈么，英国打阿根廷吧？你说哪一个国家的英国呀那个阿根廷呀？那那个章鱼呢？那个早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抓一抓，抓到英国，写作英国的，哎，英国英国胜，那很多人就去买英国胜呐，那一次的世界杯。 这只章鱼呀，他一连几次，他都讲的对呀，就是说，鬼拜他说哪一个国家胜，就是哪一个国家胜，甚至，semi final 和 final 的时候，他也讲的对呀。semi final 半决赛，他说哪一个国家胜，真的胜了；决赛的时候，哪一个国家胜也胜了。所以这个章鱼啊就被人家看作是什么神兽。 用于吸，人家讲那个神章。不过呢这是被视为神兽，还是神章的章鱼呢世界杯过后咧，死了了可能是劳累过度了。人家一天到晚在他那边去，在他那边叫他去找这个找那个嘛，对不对？羡慕好一些大概就游了。但是那一次的世界杯过后几个礼拜。 就来一个欧洲杯 （Euro Cup）。那个欧洲杯的时候啊，因为之前有这个章鱼嘛，结果世界各国动物园呢，全部推出了什么？推出他们的神兽，会动物哦，推出他们的神兽。就是现在欧洲杯有三十一场比赛，就要这些他们动物园里面那些神兽啊，来预测一下到底哪一个国家会胜。你知道那神兽是什么？ 如果你们看，你看有大象，那那个袋圈个、拆一叉叉个，可能你讲块够，就比国家一样，还有鱼，还有猴子，还有海豚，啊啊，还有这个猫，还有鸵鸟，故呢，猪，故事到猪神猪猪神。不过呢，这一次呢，欧洲被上市一场，散了一点比如呢，这些。 这些乌啦、马啦、越南、老驼啦、鱼啦、海豚啦、马燕啦、肯燕啦、古嘟啦，啊，这是只猪啊！他们每一次都讲的不对呀，都讲错了，跟何个国哪个国家胜，哪个国家胜，最后输了，哪个国家胜，最后输了。举个例子，就有一只猪，人家把它称为神猪，赌心神猪。 他就讲，呃，他就讲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人家问他哪一个胜嘛？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决赛是什么呢？决赛是意大利跟西班牙嘛？哎呀，迪啊，呀，迪啊，呀，全圣女呀，圣女呀，你那讲完你讲完工了哈？到那里意大利人啊，跟西班牙人到底是意大利胜呢，还是西班牙胜呢？那个猪在那边吃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意思啊！ 他就拨到意大利这个牌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纸给他拿住。哦，意大利胜，意大利胜，伦敦的卖意大利胜，济南人个卖意大利胜。那这卡又提提提下，问问意思哦。意大利输西班牙。他说意大利胜，意大利输西班牙。结果呢，这只神猪呢，就变到烧猪了。弟兄姐妹们。 我们看到这些新闻，哇呀，这个是在国外，这是在国外。你说我们国内马来西亚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我还捡了这个报纸嘞。你看，我们马来西亚出现一些人，把满上安天没光，照个白去，照个擦蓝去，搞在哪里？摸闪堆啊，摸闪堆，为什么嘞？为那个摸了就被闪堆啊，轻易一丢万一一丢啊。 那位接到三 D 五 G 发达都没有吗？那位哈啊，猫猫就在野猪求财，这个是在马来西亚出现的新闻啊！弟兄姐妹们，野牛就是野牛啊，野兽就是野兽，猪就是猪啊，怎么会变到生物了？我们常常讲，我们人。 IQ，我们人万物之灵，现在我们人跑去摸山猪、摸猪、摸牛、摸马、摸羚羊、摸马羊，年轻人，你说我们人是进化还是退化？啊，你们说是进化还是退化？ 到那里进化，过的退化；到那里进步，他过来退步啊！来，一起回答：一、二、三，退化。有没有人讲进化的？有没有人讲进步的？有没有？退步啊，退化啊！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，人用各种的方法，来搞定的变化。 他们要找祝福，要找福气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最丰盛的祝福、最丰盛的福气、恩典，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很喜欢这些圣经。我在芙蓉做牧师，我有一个有一间布道所成立成为牧区，我给他们起一个名字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这个名字就是本座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。 就是这句话起的，圣经里面说什么？打伤了女性，丢掉男人脚跟，千千万万的妄点无真理。打伤女性就是彼得呢？对，耶稣啊，是耶稣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耶稣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我给那个教会起名叫加恩，不是加减乘除的加，是报加恩的加，两个意思。我说，来到这个教会的人。 他们会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加恩，还有来到这个教会的人，他们也是加恩加减成就的加是恩善加恩，因为最大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最丰盛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啊！所以怎么去找猪？怎么去找羊怎么去找蛇？怎么去找乌龟？圣经里的主安情路在哪里？讲，恩典，经历就耶稣基督的，所以我们信。 信任主，我们信，信托主，我们信，我们信服主啊！卫斯理汉告诉我们，有五条蒙福的途径，有五个蒙福这个途径。那五个蒙福的途径是什么？他都被给了。卫斯理汉怎样能够给了？不但塞那人噶选呢我顾客好来交通，给了。也是塞那人第一选呢顾客给我红点。你觉得没有恩典吗？ 神没有恩典吗？因为你没有祷告，你有祷告，你就发现了哦，神的恩典够你用。第二，听圣经，读圣经，卫斯理汉，他称自己是 “one book man”，我是一本书的人。那一本书是指什么？指圣经啊，指圣经。他是个遵循圣经的人。他说：“我们遵循主的话。” 遵照圣经的话去做，我们的生活是蒙福的。第三，新创新创为什么约翰他一个礼拜最少一次圣餐？因为他说，圣餐不单只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遇害，圣餐也是我们跟主之间传奇也是我们什么领受上帝恩典的这个机会。没有时间，要不然我就讲一个见证，但没这个时间。 圣餐让我们领受主的恩典。每次牧师说：“耶稣，我们钉时之际啊，他说的边伤使到我们得医治；他说的刑罚使到我们得平安。”我们祷告主啊，你的平安，你医治的恩典临到我。透过领圣餐，主的平安，主的恩典临到我们。这是威斯理约翰。第四，近视。威斯利汉一个礼拜近视两次，星期三和星期五。然后他对弟兄姐妹们说：“啊，你们要把星期五定为近视日，因为威斯利汉他相信。” 透过敬视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盛。第五，团契就是跟弟兄姐妹们交往。威斯利汉他说，每个基督徒、每个相信主的人，都要有一个亲密的小空间。那个所谓亲密的小空间，就是指 fellowship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团契，一起分享生活上经历所关注的事情。 然后大家互相的扶持、扶持，互相的共鸣，然后就在这样的团体里面，尽力主了这个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水多人有的人摸伞于蒙罪蒙会圣经很清楚，魏斯良也也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得到祝福那个途径是什么？祷告、读圣经、圣餐净式，还有。 跟弟兄姐妹们相处，所以，我们说信信信信，不是单单有没有来做礼拜，信要幸福，在幸福在生活上，我们遵循主的话，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帮助我们。我现在讲一个一个历史的人物做结束，这个人。 威廉，威廉· b o 威廉· e n 一九零四年，不久的人物。一九零四年，要百百年前的人物。他高中毕业，他的爸爸给他一个礼物，那个礼物不是买什么给他，那个礼物是给他环游世界。可总是该女孩，因为他的爸爸是千万富翁啊，所以他去了亚洲，他去了欧洲。 去中东国家旅游回来了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：我我要做个宣教师。他要做个宣教师，要去宣传福音，要成为要去做宣教工厂。所以，他就在他的圣经后面写了四个字：绝无保留。那是华文，英文只是两个字：no reserve。 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主，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保留。然后，一九零五年，他就考进耶鲁大学，世界很出名的耶鲁大学。在校园里面，他发动晨祷小组。第一年结束的时候，一百五十个人参加；到了第四年的时候，全校只有一百一千三百个学生，但是有一千个人参加这个晨祷早上祷告小组。 然后，一九零九年，他耶鲁大学毕业。因为耶鲁大学是很出名的大学嘛，我既南能来着。脚生声誉也极当时伊毛没记了伊过来记了我公的奉献话算呢，我着算来跟足莫保留 no reserve。所以呢，为了提醒家啊，他又在他的圣经后面 no reserve 下面。 写了一句话：“永不言退，No retreat。”我很想说来了我貌修读嘅，冇会 d r w 啊！我貌修动的所以说 No retreat。然后他大学毕业了，他就直接进入神学院，Princeton，世界很出名的神学院，Princeton 里面去读。神学一毕业，他就马上坐船。 要去中国传福音，向谁传福音？向中国的回教徒传福音。可是他要去传福音，他又想到要向那些回教徒传福音，我都不知道他们的文化，我也不晓得他们语言，所以呢，他那个船本来要去中国，半途呢就转去埃及。他要在埃及，他要学习回教文化。 他要学习阿拉伯语言，所以他就埃及那边学习，回家文化学习。但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发生：他在埃及不久，他就生病了，脑膜炎哇，很重的病啊，脑膜炎。一个月之后，他就离开世界了，也就死了可是，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， 他在他的圣经背后又再加了一句话：“无怨无悔 （No Regress）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你看他写的没有保留，没有延退，无怨无悔。William Borden 他没有机会去完成，可经过很会搞了东湖音。 但是他爸爸是千万富翁，他爸爸他爸爸留给他的很大的那个遗产啊，大部分的捐出来，在中国兰州那个地方盖了一间医院，专门服务回教徒的医院。今天这个医院还在，如果我们去的时候去中国兰州，我们看到他所建的这个医院，他捐出来那个钱。 就盖在这个兰州市附近一个名叫做百塔山公园的那个地方。他人没有过去，但是他那个祝福到今天使到数以多多中国人会搞如带着祝福。我要说的是，弟兄姐妹们，威廉·鲍登他那三句名言，绝无保留。 永不言退，无怨无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信任，他信服，他信托主啊！我们讲信，信，信，信要什么？信任。信要什么？信托。信要幸福。若我们是这么样的信，环境会改变，人是会改变，但是这些不会打击到我们。 不会击倒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信任我的主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情。我把我遇到的事情，我交托给主，然后我也信服主，在我的生活上，我走在主的道路上。我能保证，他就是怎么样。最后，我们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爸爸，他带他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要医治，要求耶稣医治，可见他相信耶稣啊，他相信耶稣。但是当他面对着耶稣的时候，他发现到。 自己信，信不住啊，所以他说：“我信，我信不住，求求帮助。”你注意，圣经有一个小字，那个小字写什么呢？历史流泪。一马一马，虽然在中路马跟着耶稣，跟耶稣一讲时候，当时一跟着耶稣听耶稣讲话时候，一马虽然老未他为什么流眼泪？为什么会流眼泪？ 那是悔改，他知道问题不是自己，问题不是耶稣，问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。弟兄姐妹们，成为基督徒相信主，你埋怨吗？你埋怨吗？你心里不爽吗？这个、那个、那个、这个，我告诉你，问题出在谁的身上？我们的主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 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神，我们的主是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。问题就好像这个爸爸所发现的，流泪，我来问的是外，外公信，外信莫高，外信外信心不足，外信外个信无问的流泪悔改就帮助我们信，要信任。 要信托，要幸福我们来唱歌，主啊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